ภาวนาไทยก็ขอเจริญพรวันนี้เป็นวันที่เจ็ดเป็นวันสุดท้ายของ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ในตอนนี้ของเรา แต่ก็ผมัมว่าไม่ใช่วันสุดท้ายใ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ของเรานะ 第七天啊，是这个禅期的最后一天，就是说，希望不是你修行路上的最后一天。啊，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ในชีวิตประจำวันของเราเราก็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ปลดเปลื้อง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เสีย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ได้มากขึ้นรู้จักกลีย รู้ข้างทางอารมณ์ตัวเองได้บ่อยขึ้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ก็น้อยลง如果我们啊一直在自己的心肺上啊用功的话啊，那么你的烦恼啊，你的无明一定会一天一天的减少。เพราะ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 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พียงแค่การยกมือสร้างจังหวะการเดินจงกรมหรือการที่ต้องม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อยู่ในคอร์สอในวัด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แต่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อยู่ที่บ้าน อยู่ที่ทำงาน 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อกวัดก็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ได้เช่นกัน我们在这儿啊，打七打神七啊，不是为了啊让每个人 期的在自愿服侍，而是啊给大家打个基础，让大家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能够啊将你所学运到你的一点一滴的生活当中去。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ที่แท้จริงก็คือการตัดมารู้จักกายและใจ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เพราะนั้นกายและใจที่ โดยที่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ที่ทำอะไรมันก็ไปทุกของทุกแห่งเราก็คอยตามรู้ตามดูมัน那真正的修行啊，就是在我们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工作、学习啊、家庭啊一点一滴中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在修行。วันนี้กายและ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ในห้องตรงนี้ เราก็ตามรู้กายแล้ใจที่ตรงนี้วันพรุ่งนี้เรากลับไปที่บ้านกลับไปทำงาน เราก็พากายแล้ใจไปด้วยเราก็คอยตามรู้กายแล้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ในทุกผลทุกแห่ง在禅心中啊，可以说大家每一位都很有啊很有决心啊，不是啊出了这个山门啊，马上又恢复

ในการหยุดนิ่งผ่อนคลายจะเป็นแค่อิริยาบถ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แต่จริงทุกอิริยาบถที่ผู้เหยียด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ทำอะไรก็แล้วแต่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ตามรู้ได้ตลอดเวลา我的手进行啊啊，只是啊一个方法一个方便啊，要给大家打因为没有这个方法的方便。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完全看不见你自己，所以啊，这只是一个方法，方便而已。所以说，等船到了岸边，一样还是要下船。但是啊，除了我们打基础。 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เพียงแค่การเดินกลับไปกลับมาหรือว่าการเดินช้ากว่าปกติ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การเดินจงกรมเราเดินในท้องถนนเดินที่ไหนบางทีอาจจะเดินเร็วในขณะที่ข้ามถนนบางทีไม่เดินช้าแบบนี้ก็เป็นการฝึกมีสติได้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นะ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แค่เดินกลับไปกลับมาเท่านั้น这些也是一样，啊，这些也是一样。 我们在这儿是在两点间啊来回走。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很很少有这种机会，可以在两点间来回走啊。那么不管是啊你需要走的快还是需要走的慢，同样都要觉知每个当下啊，尽量的去觉知每个当下。所以说，比喻，比如说我们要过马路啊，绿灯了，很短的时间，大家要赶快。 过去，或者快点走过去的时候，很多人啊，只说很多人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不知道己怎么过马路的，就一个心思快啊。那么以后啊，我们在像这样的一些小事中啊，多去觉知自己。แต่การพูดแบบนี้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เมื่อกลับไปแล้วเราก็จะปฏิบัติในรูปแบบนี้เป็นเท่านั้น มันจะเพียงพอ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ส่วนใหญ่ไม่ได้พอ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 ถ้าเราทิ้งรูปแบบใ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ารเดินจงก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ยกมือได้จังหวะบางทีสติที่เราฝึกมาตอนนี้หกวันเจ็ดวันมันก็พอกคูณมากขึ้นแต่พอไปใช้จริงๆ บางทีมันก็หดหายไปตามอารมณ์ที่กระทบเราก็ต้อ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มี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ในรูปแบบบ้าง 那也不是说，嗯，越过马路却在啊马路中间，慢慢的、一步的、一步的去转身，有人说那人家就会把你抓到精神病院去了。嗯，那么嗯，刚才讲到日常生活当中，大家要多去觉知自己。 知道自己。那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不用做什么动作和进行了。刚才讲过了，它是一个基础，你这个基础打得越好啊，那么你这个楼就盖得越高。เหมือนนักกีฬาแม้เขาจะเก่งกีฬาขนาดไหนเขาก็ต้องต้องฝึกมาซ้อมบ่อยๆกันนะ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จะมั่นใจว่าจะเองเก่ง ของรีวิโรอย่างเดียวก็ไม่ได้ต้องกลับมาซ้อมในรูปแบบด้วยมันจะได้ทำงานทั้งสนามซ้อมแล้วก็สนามแข่งจริง我们啊修行用功啊，就像盖房子，盖房子大家知道，这个楼位盖得越高，这个地基要打得越深，对吗？啊，那么也像运动员，运动员可能他身体素质很好，他也很有 难辩证啊，他很棒，但他比赛过以后，他还是要回来继续训练。那如果某个运动员不训练就上场比赛的话，那成绩会怎么样呢？มันต้องมาว่ามันต้องจัดสรรเวลานะ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รอกลับมาเลิกงานแล้วถ้าไม่เหนื่อยจะปฏิบัติ ถ้าตื่นถ้ามีสายเกินไปจะปฏิบัติ ถ้าเราทำนั้นบางทีกิเลส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ข้ออ้างทำงาน เหนื่อยมากแล้วนอนดีกว่า ตื่นมันหนาวมากเกินไปตื่นในสายดีกว่ากิเลส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ข้ออ้างได้เราต้องมีวินัยของเราเลยนะว่าเออต้องตื่นขึ้นมาสักสามสิบนาทีหรืออะไรก็ได้แต่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่อนก่อนออกไปทำงานออกไปทำอย่างอื่นหรือว่าก่อนจะนอนอย่างน้อยขอครึ่งชั่วโมง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่อน 回到家里以后呢，大家不要一直给自己找借口啊！我今天工作太忙了，太太累了，我就不做什么动作了，睡觉去了啊！我今天嗯腰疼啊，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说给自己找一大堆借口啊，就是说。 其实啊，不管在内，不管在外，孙比如说他个人认为啊，做手部动作或者是惊喜，是对身体啊和心身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放松和一个休息。因为我们没有去活在过去和未来，我们的念头都是活在当下，基本上没有消耗你的能量。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啊一个休息的方法。 那嗯，还呃提醒大家啊，就是啊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很累的时候躺在床上啊，一样可以用功，对吗？啊，那么如果每天我们可以坚持早上起来半个小时，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，或者早上起来一个小时，如果养成这种习惯的话。 你就稍微早起来二十分钟半个小时，啊，做一做什么动作或者静息，啊，然后再准备出门上班。啊，如果养成这种好习惯的话，那就是最大的。对，我今天刚到，我早上上班，刚回家，在阿巴家内，在地方工作，然后在趴垫，就那，个，慢慢捏捏，慢慢，趴垫，不累。 หรือว่าตอนนั่งรถถ้าเรารถมันติดหรือว่านั่งรถประจำทางเราก็ตึงนิ้วเบาๆพลิกมือเบาๆ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แนี้ได้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การเก็บเกี่ยวใ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มีเดียบทย่อยในเวลาที่ว่าง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รอตอนเช้าตอนเย็นว่างตอนไหนทำตอนนั้นเลย这七天啊，大家在这里啊，每天睡得很早啊。 早上也起得很早，啊，不知道中国人，啊，虽然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说法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所以说，在泰国我们会说早睡早起身心都好。那那最好就习惯，大家回到家里了，继续的啊延续下去，如果能做到的话，所以跟大家说。 早一点睡觉对身体也好，你的心也会有一个好好的休息。平常我们现代人生活都是啊睡得晚啊起得晚啊，所以有人说这个啊睡得很晚，晚上啊天黑了啊一直在做一些事情啊，这是佛陀不赞同的啊。那花莲经典是讲，一般嗯日头落下。 今天用功的那两个小时就可以休息了。นะอา์มาื่อว่าถ้าเราทำแบบนี้นะสติกำลังของเราจะไม่ว่าคอพักคอเบี่ยงกับหายใจที่ประจำวันที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กระทบอารมณ์ต่างๆจากคนอื่นจากสิ่งแวดล้อมต่างๆนะมันมีอารมณ์กระทบมากมายในชีวิตประจำวัน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การฝึกซ้อมที่ดีเก็บเกี่ยวสติได้บ่อย 除了每天早上啊一小时，晚上睡觉前一小时这样的练习呢啊，在工作中啊，你如果说呃，比如说在电脑前面啊工作一个小时了，你要起来活动活动啊，所以说对你的身体有好处那 也可以啊，站起来稍微走两步，这个时候就跟我们进行一模一样。你可以站在你的办公桌上桌前原地踏步啊，觉知一下自己，让自己从刚才在电脑前一两个小时那个念头里面出来一会儿啊，让自己啊这个心啊不要一直是在念头里面。那嗯，中午休息。 去找屋里头眯一下，躺一下。那么，或者说，最好的休息的方法，就是你饱了饭，你静心一下，你稍微动一动，动一动手，动一动，觉知自己。嗯，所者说，为什么我们白天在这儿窝着，晚上会做梦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会活在当下，所以活在当下才是最好的休息方法。 บางคนอาจจะสงสัยว่าเฮ้ยตอนต้องพูดคุยกับผู้คนต้องสัมพันธ์กับผู้คนหรือต้องทำงานทำงานเราจะไปบัติทำอย่างไร เราก็สามารถรู้ได้นะ เรารู้กายเท่าที่รู้ได้ แต่บางทีอารมณ์กระทบสัมผัสที่ม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จิตใจ เราพูดคุยกันถูกคอกันดีใจ ขัดคอกันเสียใจโกรธเราก็สามารถจะมารู้ที่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ได้ พอรู้ทันใจนะถ้าสติมันมีกำลังพอมันก็จะตัดอารมณ์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รงนั้นออกทันทีแล้วจะกลับมาเป็นปกติได้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呃，我们啊在ค常生活当中เ常要说话，在说话的时候很难觉知到自己。那说话的时候觉知不到自己的结果就是。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哎，然后呢，呃，伤到了一些啊，不必要的一些人都把人家给伤了。那这就说，这个与我们的啊，手部动作进行的精进用功是有直接相关的啊，这么样的一个联系。那大家精进的程度啊有多少？那么就表现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的。 请诸动物举止言谈中清清楚楚。啊，就觉说，一般一个学员走过来，不用讲话，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要不要学习。那么大家修久了，大家一看也知道，因为他啊，时时刻刻是有威仪的，时时刻刻是带着学习的。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啊，我们同样可以觉知到自己。但是啊。 不是人家笑你不笑就做配角的啊！人家呃，是不是一件很伤心的事？然后你好像一点慈悲心、同情心都没有，也不是像木头啊一样。呃，大佬哈，我们这边保养呢，这些包括在讲，就是说，传统身体在在，啊，啊，身体身体，我们说，房间在在，啊，身体身体，我们说，房间在在，啊，身体身体，我们说，房间在在，啊，身体身体，我们说，房间在在。 มั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ติดตรงข้ามกัน ถ้า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ม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็น้อยลงถ้าความหลงยมากอยู่ ความรู้ก็น้อยลงแต่เราสะสมสติเรื่อยๆเดี๋ยว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็น้อยลงเอง我们回去以后，日光一段时间，考验自己的修行的程度。最好的方法啊，就是当别人赞叹你一句时候， 是不是马上就有力量？当别人啊指责你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不是有一点点啊？就是尊者用的是嗔火，嗔心燃起的火，已经在你心里面一个火苗了。还是说你别人指责你，你马上就冲过去啊，大发脾气？我们可以这样子来。 衡量自己的修行到底是成功，不需要别人告诉你，你自己最清楚。เหมือนเมื่อวานที่เอาแก้วน้ำที่มัน ที่มันมีสีอื่นที่มันแค่แก้วน้ำที่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น้ำใสๆปกติธรรมดาเปรียบเสมือนว่าน้ำที่มันสกปรกน้ำที่ไม่บริสุทธิ์มันกะบิด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ที่มัน ไม่บริสุทธิ์มันมีความหลงนะอยู่เป็นพื้นฐานเรา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กับน้ำนะเราเพียงแต่ว่าเติมน้ำสะอาดเข้าไปเรื่อย ๆ ในแก้ว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นะความสะอาดจะเข้าไปแทนที่ความสกปรกน้ำที่สกปรกก็จะ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น้ำที่สะอาด จิตใจที่สกปรกจิตใจที่หลงก็จะ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จิตใจที่สะอาด曾经啊，有这样一位啊学习 一个著名的演员，他非常的自信，非常的优酷。有一天，他跑来跟作者说：“作者，我开悟了。”然后作者就故意的说他：“你离得差得远呢。”当下的他马上就生气了，一句话没说，站起来走了。然后作者又把他叫了。 所以说，我不知道你修到哪儿，但是我考验你一下，你败下阵去了。这个人才知道自己的问题，他笑了。就是说，你这一笑，才是真正的开悟。之前没有开悟，悟到什么？悟到自己还是根源了。嗯。我们到后面，他到第八。 ห้องนี้ก็มืดเรา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ไล่ความมืดเราแค่เพิ่มความสว่างเข้าไป ความมืดนหายไปเองเหมืนกับ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ันจะหลงเรื่องอะไรก็ได้แตกมา เราก็แค่เพิ่มแสงสว่างเข้าไป 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ันก็หายไป ปัญญา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แสงสว่างที่ทำให้จิ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 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เบิกบานขึ้นอา所以呢，啊，大家่在啊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多多的去 看自己啊，不要啊，一直给自己找借口、找理由啊。还是我们讲刚才那句话，就是说，别人没有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的心是清净、干净的，我不会看到别人错。那，阿弥陀佛。 แมวบังตัวนี่เราไม่รู้หรอกมันโตมากน้อยขนาดไหนเล็กๆรู้เท่าทันจับหนูได้บ้างนิดหน่อยหน่อยหรือบางทีก็โดนหนูล่าไปบ้าง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พยายามให้อาหารแมวของเรา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อย่าไปรำคาญหนูหน้าที่ของเราคือเลี้ยงแมวไม่ใช่ไปได้หนูหรือว่าไปรำคาญหนู 修行任务呢，就是啊，回过头来，好好的看自己。那他这就比如说，不是说一直看到自己的问题、自己的毛病，就人就越虚越自卑。不是，是当你看到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毛病的时候，你的我执、我慢的心马上就会降下来。啊，当你一直认为别人错、自己正确的时候，这个慢心会一直增长。 啊，从第一天就讲，慢行是修行路上最可怕的一个魔鬼啊，最大的障碍，一定要啊谦虚。啊，就是讲到我们真的啊，懂得谦虚的人才是啊最大的功德，因为懂得谦虚的人是能够知道自己、看见自己的人。嗯。但没在连麦的。 ติดพระรูปหนึ่งนะมีตัวอย่างติดพระมหายานแหละนะเป็นพระมหายาพอ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ับครู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ได้สักพักหนึ่งแล้วก็มั่นใจตัวเองในระดับหนึ่งบอกว่าขอไปอยู่ป่าคนเดียวก็ไปตั้างกระต๊อบอยู่ป่าคนเดียว แล้วก็ปลูกผักหาอาหารกินเอง เพื่อที่อยากจะไปอยู่สงบสงบคนเดียว ได้ภาวนาเป็นที่เขาเชื่อเ่า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 ก็อยู่ว่ามันมีกิจการงานหลายอย่างวุ่นวายอยากไปอยู่คนเดียวไปอยู่สงบนะอยู่ใกล้ๆผู้คนนะก็ไปอยู่แบบนั้นขออาจารย์ไป อาจารย์ก็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ไปแต่ก็ให้เขาไปลองดูก่อนนะเขาก็ไปลองดูอยู่แบบนั้นปีสองปีก็อยู่ได้曾经有一出家人，他呢分享 一个人静静的修啊。那么他的老师呢啊，就啊给他找了一个地方啊，安安静静的在山里面，就这样一年两年这样过去。แต่พอมีวันหนึ่งนะก็มีหนูมากัดกีบอรพระรุ่นนั้นขาดพระนั้นก็คิดยังไงเนาะถึงจะไม่ให้หนูกัดกีบอรขาดอ๋อ หนูมันมีผู้ปากก็คือแมวเราเอาแมวมาเลี้ยงดีกว่ามันจะช่วยไล่หนูกำจัดหนูออกไปจีวรของเราจะได้ไม่ขาดเขาไปคิดนั้นก็เลย หาขอแมวเข้ามาเลี้ยง在山里面住一段时间，有一天，啊，有一只小老鼠跑到了啊它的啊毛丛里来，把它的 僧这个僧衣呀，咬了一个洞啊，那他就想，哎，这个老鼠把我的僧衣都咬坏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那老鼠应该是猫来抓，好，那就去外面看看哪里有猫啊，养一只猫在啊，楼房里面，在毛桶里面就能抓到老鼠，嗯，好了，别动。 แมวก็ต้องกินกินอาหาร ก็ต้องหาอาหารให้กับแมว ก็เลยคิดถึงว่าเออนั้นเราเลี้ยงแพะดีกว่า เพื่อเอานมแพะมาให้เป็นอาหารให้กับแมวก็ทางตรงนี้ก็เลยเลี้ยงแพะอีกตัวนึงเพื่อให้อาหารแมวเรามา想到说养猫你不能给猫饿着还给猫吃东西那猫吃什么呢 因为这个羊呢有奶，就把羊的奶给猫吃，所以呢，嗯，养了一只猫，又养了一只羊。นก็เมื่อมีแพะอีกก็เออแพะมันก็ต้องกินอาหารนะก็ต้องหาไม่แพะหาหญ้าบ้างหาพืชผักมาให้แพะบ้างนะพระรูปนี้ก็วันแรกๆก็หาให้มันวันหลังก็ขี้เกียจเกียจหาเพราะอยากจะ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มากกว่า 呃，我呢就叫，家，姑娘，家里的孩子，来，去，找，找，给它，给它。娘，嗯，羊，娘，大家想到吗？羊羊娘没有吃东西啊。嗯，羊久了不吃东西，没有奶出来呀。嗯，又要去找东西给羊吃。嗯，去，嗯，山上到处去找草啊，找什么东西给羊吃。 才发现，哎，我不是来修行的吗？我每天就跟这个猫和这个羊忙活了。嗯，啊，好几遍，呃，老张，每个月我们来上班，我们都要拿钱，给他，他爷爷吧，啊，他他要每个月得得老张。然后呢， <laughs> 然后呢，就想说。 嗯，那我要去休息，这个羊怎么办呢？啊，找个人来养这个羊吧。啊，这时候呢，呃，村子里面，啊，山下呢，村子里面，呃，一个小姑娘，啊，就说干脆个小姑娘来养这个羊吧。小姑娘养羊，小姑娘也得吃东西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嗯，难道我还养活这个小姑娘吗？ นะพระรูปนี้จากตอนแรกตั้งใจมาหาความสงบตั้งใจม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 แต่ตอนหลังก็ลืมนะลืมจนทั้งตัวเองต้องลาติขาออกไปแอคทีติตเป็นคารวาแล้วก็ศึกษาดีวยนะสิ่งอย่างนะเราได้考去玩手算了นี่แหละ เมื่อ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์อาจารย์ที่วัดก็เลยมาเยี่ยม่อสามปีที่แล้วมาเยี่ยมก็มาเห็นรู้สิทธิ์เอง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คารวะมีครอบครัวแล้วก็ถามเหตุผลคนนี้ก็บอกว่ามันเป็นพ่อหนูตัวเลี้ยงนะทำให้ผมต้องการติดตามา几年以后，他的老师啊来到了这个山上来看望他，这时候他发现他的出家弟子 变成了俗人，有猫，有有羊，还有老婆。 <laughs> 那老师就问他：“哎，你不是故意的到山上来进修吗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”这个书家人说：“就是因为那只小老鼠。 <laughs> <laughs> ”我各位老。 างทีเราคิดแก้ปัญหา 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ไป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มา นะ ปัญหามันหนักมากกว่าเก่าจากการ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ภาคขาดอาจจะต้อ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ินขาดเอาไปใช้ที่คารวะมัน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ไป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มา ปัญหามันหนักแล้วก็ยุ่งยากมากกว่าเก่าเนี่ยวิธีคิดวิธีแก้ปัญหา ถ้าเราไม่มีสติมันเป็นยาปัญหาจะเพิ่มพูนมากกว่าเก่าที่เนึ่งปัญหา 之前好好的用功，最后啊，功没用上，啊，让自己的烦恼越来越多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明明要解决问题，最后解决来解决去，烦恼比原来还多，问题比原来还复杂。啊，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啊，每个人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。 问题重点在哪里？แต่แมวหรือต้นเทียนหรือว่าแมวพวก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ต้องการนมแท้แมวของต้อเทียนแมว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ต้องการอาหารก็คือแค่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ลับม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แค่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อาศัยปัจจัยสื่อภายนอกอาศัยปัจจัยภายใน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แหละ所以呢，当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老鼠的时候，啊，我们不用去找一只身外 我好好的在我们啊自己的梦上下功夫啊，在自己的呃、知道觉知上下功夫。ดังนั้นถ้าเมื่อไรที่เราคิดจะไป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ภายนอกนะบางทีเราจะหลงทาง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พิ่มปัญหาแล้วนะกลับมาแก้ที่ใจเราแก้ที่ตัวเรา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การ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ที่ตรงแล้วก็รักสั้นแล้วก็ถูกทางที่สุดแลย 那么，如果每一个人，啊，生活中出现老鼠以后，都会回到啊自身的猫上来，都会回到自己的觉知上来的话，啊，那么整个这个社会，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？แต่แก้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ให้ทุกคนแต่พวกนี้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ปัญหาครอบครัวปัญหาการงานปัญหาในอื่นเราจะ ปล่อยวางไม่แก้ไขไม่ใช่นะ ปัญหาภายนอก เราก็ใช้สติปัญญาใช้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้ต่างๆภายนอกในการแก้ไข แต่ปัญหาภายใน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ในใจเราใช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ตัวทีนนี้กลับมารักษาที่ใจเราก่อนแล้วก็เอากำลังกายเอากำลังสมองภายนอก ไป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ครอบครัว 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การงานต่อ那么还要提醒大家是回去以后呢 很多学员呢，呃，没有在工作，没有啊太多的负担，那他呢会很认真的在修行。啊，作者提醒就是说，非常勤啊、积极、认真的在用功的人，不要太执着。作者说，一般啊过于的积极，就会陷入一种执着，一定要看到自己。 那么这时候你要让你的整个身心放轻松，也是我们讲的，你要拿捏的刚刚好，不精进也不行，太精进也变成一种执着。那干脆说不精进的话，就是常常会落入到无明中，常常会让烦恼习气钻空子。那大家刚才讲到的，佛在讲马匹之花、白茶等等，我们就讲到。 ไม่ใช่นะปัญหาก็คือปัญหา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ปัญหา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ภายนอ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ภายในนะเรา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ภายนอก แต่เราก็อย่าลืมมาแก้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ใจด้วย แยกให้ได้บางทีปัญหาหลายอย่างเป็นเดือนเป็นปีหรือบางทีแก้ไม่ได้เลยก็มีแต่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สามารถแก้ได้ทันทียวใจเกิด 跟紧中拿捏的好啊，所以我们才想说，哎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修，不要每个人啊都低剃了头，心在半路菊过日子啊，不是这样。那我们还是啊，女儿还是再提醒那些非常用功的人啊，不要执着，用功一段时间，我修了几年了。 我很棒啊！这个五十多岁，我慢心不断的增长。是，就是是，每天可能用功到八到十小时，但是他忘了啊，他是带着一个很可怕的、很大的我学我慢在用功。แล้วก็อีกส่วน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ทำมก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มักจะขาดก็คือว่าความมั่นใจ เราตอนนี้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เราศึกษาธรรมะแต่พอเราใช้ชีวิตคนเป็นล้านล้านคนเขาไม่ค่อยสนใจธรรมะไม่สนใจที่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เราก็จะขาดความมั่นใจว่าเออเราไปใช้ชีวิตสนุกสนานตามเพื่อตามฝูงดีกว่ามาใช้ชีวิตแบบนี้มันมคท้ายที่คนส่วนน้อย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ไม่มั่นใจสักพักหนึ่งก็จะโดนกระแสทางโลกเขาพักพาไป เราต้องเพิ่มความมั่นใจว่า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ทำ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ถูกต้องแม้จะน้อยนิดแตกต่างจากคนอื่นแต่ก็ขอมั่นใจว่าอันนี้คือทางที่ถูกต้องอย่าไปหลงตามกระแสเขา同样还是在讲啊一些啊老学员的兢兢用功啊，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执着啊。比如说，问题是在哪里？一是心没有打开， 啊，二是带着一个我，在执着的啊，带着一种欲望在执着的员工，一定要我们刚才啊，刚刚讲过了，内心谦下才是功啊，真的升起一份谦虚的心啊，对所有的人都升起一种恭敬的心啊，那才是真正的功德啊，不能越修越大，越大。 不能越修，慢心越重，所以要时刻提醒自己，因为你在执着啊！我在修行，我在用功，我非常用功，变成说执着越来越大。那你用功很好，但是要时时刻刻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问题啊，而不是盲目的盲修瞎练？ เขา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เรา 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นะ เราก็ต้องทาใจขึ้น วันนี้เขาห็นเข้าใจเรา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เราก็ค่อยพิสูจน์ว่า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ทามันนำมาขึ่นความลดทุกข์ลงนำมาขึ่นความสุขในตัวเองมากขึ้นเดี๋ยวสักพักเดี๋ยวเขาก็คงเข้าใจเองนะแล้วก็ต้องทำใจแบบนี้刚才讲的这一部分是很好，是非常的执着，非常的啊，尊者讲教。 过分的自信啊，那么很可怕啊！一定要看到自己这一点啊，那不要修佛变成修魔了啊。那还有一部分呢，就是一般是初学区，大家就是会啊，还没有掌握的啊，很很好，没有把这个技巧掌握的很妙的时候，缺少信心。 缺少信心啊！那经济的不够，欲望的不够啊！在境界浅前的时候啊，在烦恼出现的时候啊，完全啊拿捏不了自己的心啊！作者说啊，我们呢要清楚一点，我们不是在赶老鼠啊，也不是在压老鼠，更不是在打老鼠。我一直讲，只养猫。 你发现有老鼠的时候，是来养你的猫。如果它一天一天的长大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来到袭击这个老鼠，对于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的。那每个寺庙的塔都有，妈皇塔、大悲幢、大悲幢就是塔，是被被称作是佛菩萨的，被称作是大威力、有神力。 พระตารีบูตนี่ก็ออกบวชตั้งแต่สมัยพุทธกาลต้นๆก็รู้ธรรมะจนท่านเป็นแม่ทัพใหญ่ ในการเผยแพร่ธรรมะเพื่อพระพุทธองค์ก็มีน้องออกบวชเองตั้งมาหลายคนแม่ก็น้อยใจว่า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พุทธศาสนา เอาลูก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ออกไปจากศาสนาพราหมณ์ก็โกรธศาสนาพุทธมากนะ เป็นสามสิบสี่สิบปีก็ยังปวดอยู่นั้นทั้งท่านที่มีลูกเป็นพระอรหันต์ตั้งหลายคน แต่แม่ก็ยังเป็นมิจฉาทิฏฐิอยู่ก็มีเรา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ท们回到ร活中呢，会遇到你可能啊很喜欢当忠臣啊，很想积极用功，但是身边的人呢不喜欢，然后啊会一直啊说三道四。 身边的人在造造口业，那当他们不认同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做的是安静，需要做的是好好的觉知自己，啊，听到别人说不认同的时候的那个不习惯的内心，然后回到当下，不需要去改变他，啊，只需要来改变你自己，如何让你的心不再去执着。 好，你可以在你的心里面啊，从小到大不停的看到你自己回到当下啊，你不需要再去跟你身边的人争辩，要慢起来是好坏。今天举一个例子，佛陀时代啊，一位尊者，名字叫舍利弗，吧？道？也叫舍利弗。嗯，舍利弗在啊佛陀身边的时候啊，他已经是一位。 啊，开悟的啊尊者，啊，尊者词是阿罗汉，在南传，阿罗汉就是跟佛一样，开悟的人。那他的弟弟呢，也啊加入了他们的僧团，也成为了啊佛陀的弟子，也是一位阿罗汉。可是他的妈妈，他的妈妈啊，是一位邪知邪见的。 一个老人，为什么啊？他的儿子啊出家跟着佛陀出家啊修道，他非常的生气，非常不喜欢，因为他是修婆罗门教的，不是修跟人做慈是气啊迷信婆罗门教的，他会每天拜神拜鬼啊拜这些东西。那他的啊儿子啊出家了，然后还把他的弟 所以他生气他的儿子，也生气佛陀，也生气整个佛教啊，气了大概四十多年。จนกระทั้นวันสุดท้ายของชีวิตพระสารีบุตรถึงมาช่วยโปรดมารดา ให้หลุดพ้นจากมิจฉาทิฏฐิเป็นสมาธิจิตได้กลับมาเยี่ยมแม่ที่บ้านเมื่อตอนที่ป่วยหนักแล้ว ก็มีเทวดามีเทพต่างๆที่แม่นับถือแหละ บางคนบาปพระลูกชายเองแม่ก็เลยขึ้นมาเออเทศเทนับถือ กลับมานับถือพระลูกชายเอง แต่ว่าลูกชายเองเหนือกว่าเทศ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พระสามีสูงกว่าการบูชาเทศแม่ก็เลยกลับมาสนใจพุทธศาสนาแล้วก็มาฟังธรรมจากพระลูกชายในท่านเข้าใจธรรมะในช่วงสุดท้ายของชีวิตพระลูกชาย 是是是迦牟尼吗？这个故事？啊，因为李老师对这个教育不是很懂，反正就是这一尊称哈，最有名的这个故事，是释迦牟吗？是释迦大师吗？是的。嗯。然后呢？嗯，当时来，后一天，啊。 尊者们都是知道自己的因缘，的，他知道那是他的最后一天，啊，他就要走了，啊，这一天呢，他想，啊，他马上就要离开，那他一定要回去帮助一下自己的母亲。然后，释佛就回到了家里，啊，已经四十多年没回家了，为妈妈讨厌他，很恨他，回到了家里。 啊，就在旁边的一个茅屋里面。啊，这时候晚上啊，孙悟空盘腿啊，哎，这个静坐。这时候有很多龙天护法和天上的啊神仙都啊来到了他们家门口。妈妈发现家门口一片光明啊，很多亮光，走出来看，看到很多。 家门口做什么呢？都跪在地下，正在啊礼拜他的儿子。这时候他发现，哎，其中在礼拜他的儿子这些神仙里面，都是他每天在供的、 <laughs> 在膜拜的那些神仙们。嗯，然后呢，他才发现，他这一刻那就是这一刻，他母亲跪在了圣父前面，啊，热泪流下。 他才知道哦，原来我的儿子这么棒。嗯，这时候舍利弗开口说话，开始给母亲讲法。แต่ที่จริงในชีวิตจริ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าะเราก็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นอื่นให้มาเข้าใจเราได้ทุกคนหรอกนะแม้แต่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เองก็ยังมีคนนินทามีคนทำร้าย มากมาย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 คนที่นับถือก็มาก คนที่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คนที่ไม่นับถือก็มาก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นั้นเวลาที่เราโดนกระทบเวลาโดนเขาดีพาเวลาโดนเขาติดเราก็คิดว่าแม้แต่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ท่านดีเลิศประเสริฐสุดแล้วนะก็ยังมีคนติดยังมีคนไม่นับถือก็มีเราก็เป็นคนที่กำลังฝึกฝนอยู่ มีคนดีพาว่า มีคน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บ้างก็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ดาอย่าไปวันไหวกับสิ่งที่โลกกระทำเข้ามากระทบกับเรา 说法的当下，母亲啊就证到，嗯，就是说怎么会开，就是一个一个国一个国会还是怎样？反正就是很棒啊，当下啊，然后呢啊就这样啊，为位法来知道母亲啊已经真正的成为了一个佛弟子的时候，所以我就坐在啊房间里面涅槃了，就走了。 啊，作者说，啊，母亲啊，讨厌他，恨他，讨厌佛陀，恨佛陀，四十年，啊，圣佛没有起半点啊生气，母亲生气，妈妈的心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活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身边的人不赞同你，很正常，啊，很正常，你需要做的是，作者也说，比如说你的。 先生，你的妻子不赞同你学这个东西，那你不要当着她的面一直在做事不动作，那她会觉得你不正常。你可以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，或者说你就好好的啊，多多的回头来看你自己的心念啊，或者你就要去散步，没有人看出来你在进行，对吗？大家都以为你在散步，但是你在这些个当下。 那我们修行是要这样修，不要一味的去改变自己身边的人。等因缘和合，因缘成熟之后，等你改变的时候，他自己会来问你的啊。你学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到这个时候啊，因缘成熟，你再告诉他。那阿罗汉来啦，阿罗汉依佛为师，佛菩萨尊。 อารมณ์ตัวนี้แหละเอาม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สอบอารมณ์ของเราว่าเรายังหวั่นไหวกับคำพูดของคนอื่นมาก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ถ้าหวั่นไหวก็ต้องกลับมาเลี้ยงแมวมาฝึกสติให้มันมากขึ้นเรื่อยๆนะลงไปแล้ว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กลับมาตั้งต้นใหม่กลับมาให้อาหารแมวใหม่นะเอาอารมณ์ที่มันกระทบเนี่ย เอาม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สอบอารมณ์แล้วก็เอามาพัฒนาตัวเองให้มากขึ้น还是 再提醒大家，越修啊越谦虚，啊越修越不执着，什么都不执着，好的不执着，坏的不执着。刚才就们说，好的都不要呢，更不要说坏的。所以说，让大家记住这句话：好的都不要呢，更不要说坏的，不要去执着它。啊，它都是一个因缘的合合的一个假象。 都是生灭，灭了以后还会再生，生了还会再灭。大家一定要体悟，一定要去悟这个东西啊。那么这个宇宙万物都是生灭，我们只有一念不生不灭的，就是我们的觉心，就是我们能知道的明心，它永远也不会啊灭掉。只是啊，你知道的时候啊，你才发现哦，这是我知道。 有时候进入现前了你不知道，你迷在啊你的贪嗔之中。当你一念决心提起，你又能知道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。แต่นั้นชีวิตจริ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าะมันบางครั้งมันมีหลงไปบ้างมันมีเผลอไปบ้างนะ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กลับมา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ี้ทันทีอดีตที่มันผิดพลาดใจ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กลับมาตั้งต้นใหม่ที่ปัจจุบัน อนาคตจะเกิดอะไรขึ้นก็อย่าเพิ่งไปสนใจรู้ทันก็ไปกังวลเลยนะกลับม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ก่อนกลับม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พบกับความสุขความสงบ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 ไม่เอาอดีตมากังวลไม่เอาอนาคตมากังวลตอนนี้ย คือการอยู่แบบนี้อยู่กับความสุข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เนี่ย那一个学会去谦ง的人啊，他心也是会 慈悲，那所以说，慈悲心对别人、对众生啊，对一些啊动物非常的好。但我们别忘了，对自己再多一些慈悲，不要让自己的心啊，在在贪嗔之中一直苦苦的拒绝对自己再慈悲一点啊，对自己再放下一点，不要给自己那么高的要求。 就是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但不执着啊，不是什么都不做啊。你离开这个娑婆世界，你是找不到真理的。所以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但是不执着，不要整天去分别执着，让这个心真的越来越谦虚，越来越简单、开放、解脱。那就人说，佛陀的心是开放的，是解脱的，不是关闭。 很多学员一开始用功就把心关得紧紧的，这是错误的一条路。หรือถ้าจะไปอดีตหรือไปอนาคตก็ขอให้ไปอย่างมีสติ ก็คือว่า 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เช่นเรา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วางแผนเรื่องการงานต่างๆ ที่คือเรา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ไปอนาคต ว่าแผนในปีนี้จะทำอะไร หรือบางที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กลับไปอดีตเอา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อดีตมาบอกมาสอนลูกหลาน 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เอาความตั้งใจ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อย่างมีสติ เอามาใช้ในการย้อนกลับอดีตหรือไปอนาคตก็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ได้เช่นกันนะ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ไม่ให้มีคิดแต่คิดอย่าง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อย่างมีสติ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ได้เช่นกัน当我们呃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功的过程中，有时候呢，你可能一个长时段的没有知道自己，虽然说很正常， 千万别责怪自己。有的人啊，回去用不成功，就责怪自己，就说啊啊，自己不是修行那块料啊，自己姻缘不成熟不和合，或者说啊，或者甚至到这法不相应，或者这个法不好啊，就是说卡好不好，不是嘴上说的，你能不能用成功，你才知道法好不好。 你的苦，你的执着能不能减少，才是啊，说明这个法到底好不好？那不能知道自己，有时候看不见自己，是很正常的，是最最正常的啊。所以这个世界上，佛陀啊，才只有一位。那就这于说，那一年、十年，能么几位阿罗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？ 所以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要责怪自己，这很正常。给自己信心，放轻松啊，再回过头来活在当下。หรือบางคนอาจจะสงสัยว่าเอ๊ะ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ต้องอาศัยการเก็บอารมณ์ปฏิบัติต่อเนื่องมานานมาเสริม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นในความเห็นของอาจารย์นะก็แล้วแต่ว่าถ้าใครจัดสรรช่วงเวลาได้เนี่ย ็จัดสรรบ้านก็ได้เป็นช่วงสั้นๆสิบห้าวันหรือเดือนนึงแบบนี้ก็ได้ หรือถ้าใคร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จัดสรรช่วงเวลา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ได้ ก็ทำในชีวิตประจำวันของเรานี่แหละทำในการรู้อารมณ์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แล้วก็ใ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แบ่งช่วงเวลา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บอกว่าให้มีช่วงปฏิบัติในรูปแบบบ้าง ในชีวิตประจำวันก็ได้เช่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นะ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จำเป็น 昨天呃，很多学员来问到呃，修工程需不需要闭关？啊，闭关啊，就者说就他个人的观点来看啊，其实啊没有太多的必要。但是啊，如果我们啊一段时间工作非常 非常的繁忙啊，能够有那种条件、那种机会啊，的话啊可以，但是不要时间太长。所以说，他认为如果闭关的话，不要超过七天到时天就够了啊，因为闭关闭得太久，会一直啊陷入了一种状态、一种念头里面，最后又是看不见自己到底在做什么。 还是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会儿有人赞叹你，啊，会儿有人责怪你，啊，会儿有人呃跟你发脾气，或者有人骂你，就是在这样的啊这个实实在在的境界中，去练我们的心，去磨我们的心。其实真的说，没什么练的，没什么磨的。如果你看透了，它都是生灭的。当它生的时候，你知道它一定会灭，你就不会执着。 你解决不了啊，那烦恼永远的跟你说再见。เด็กจบในเรื่องสุดท้ายก็คือว่ามันมีมีอาจารย์สอนอินทโนที่เก่งมากนะมีลูกศิษย์ลูกหามากมายท่านยิงแบบแม่นยำมากนะยิงร้อยลูกก็ถูกเป้าร้อยลูกยิงห้าร้อยลูกก็ถูกเป้าห้าร้อยลูกนะก็วันหนึ่ง นะอาจารย์ก็ให้บอกว่า ให้ปิดตาเรา เราจะมีธนูให้ดูนะลูกศิษย์ก็ปิดตาแล้วก็มาเมินมาดูว่า อาจารย์จะยิงแม่นมันเดิน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 ปรากฏว่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ก็ยิงพลาดเข้าไป ยิงพลาดเข้าไปลูกศิษย์ก็ตกใจมาก อาจารย์ที่ตัวเองเคยนับถือเก่งมากยิงห้าร้อยลูกก็ถูกห้าร้อยลูก แต่พอติดตาไปตัดทิ้งไม่ถูกนะอาจารย์ก็การสอนเลยลูงศิษ็นะ ต้องการสอนว่านะอย่าประมาทนะ ไม่ใช่เก่งขนาดไหน แต่การติดตา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การประมาทนะ ก็สามารถคาดเป้าไปได้ คนเรา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 ถ้าประมาทถ้ามือเป้าหมายใน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เราก็จะคาดเป้าหรือว่าหลงทางไปได้เช่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่那，呃，比如说，啊、呃，我น 这边啊，一年啊有四个成员来的陕西，就是认为如果啊你是啊呃一个呃没有在工作，只有在呃修行的呃这样的一个人的话，那一年四七一七七天，就是认为这个充电的过程，在用的这是充电的过程足够了，足够了。 不要长时间的几个月的啊，跑到深山老林里去一个人在闭关啊，因为你没有啊一个老师带领你，没有一个真正开悟悟道的一个啊正知正见的老师在指引你的话，常常在一种状态里面啊，就比说啊，不好办，到时候。 就在生活当中，不停的去磨你的心啊，一点一滴的小事，就去磨，不停的去磨啊。刚才这里说啊，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老师啊，是射箭射箭的老师，他这个射箭的功夫百发百中啊。有一天，他的一位学生啊，就在外面跟别人。 吹师他的弟子啊，他的他的老师，啊，他的弟子啊，吹师他的老师有多么的棒？那当弟子回来啊，住处的时候，老师知道这件事情。老师说：“来，我今天还要射箭给你看。”啊，这时候老师就拿一块布把自己的眼睛蒙了起来，然后拿起他的弓和箭啊，射了。 一下，这时候，呃，老师的剑并没有重，而且还偏离了很大的一个差距。这个弟子马上啊吓了一大跳，百发百中的老师啊，跟他在一起几年，百发百中的老师啊，竟然啊差了这么多！不要提重了， <laughs> 连射的那个圆的叫什么？ 啊，都别是了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很失望。啊，这时候老师他叫我来说：“不是，我舍不得，是我故意要告诉你，不能马虎，不能把眼睛蒙起来。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中不能马虎，啊，只要稍有一点马虎，你就会做错事情，你的心。” 就会又去染着。那所以说，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功是一模一样的。千万不要马虎，千万不要放逸自己。啊，时时刻刻有决心的、轻松的指导自己，活在哪想。对，方法我们知道，就是第二呢，就是说，方法是开始做，为了破掉烦恼，苦， ดังนั้นเรา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เป้าหมายนี้ 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ในรูปแบบ เราใช้ชีวิตประจำวันได้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 ก็คือ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 ถ้าทำอะไรถ้า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กลับมา ดูแลนะหรือว่ากลับมารักษาให้ใจไม่ทุกข์ อันนี้คือเป้าหม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เรา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เป้าหมายตรงนี้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ไม่ประมาทในการใช้ชีวิต ความไม่ประมาทก็คือการมีสตินี่แหละ มีสติทำให้ไม่ประมาท มีสติทำให้มีทุกข์นะ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จะ็นเป้าหมายตรงนี้ แล้วเป้าหมายตรงนี้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รอชาติหน้า 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รอเป็นภาคนา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สัมผัสได้ในทุกขณะที่เร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แหลยเราถึงเป้าหมายในทุกขณะนะ在座的每一位学员啊，要多去在啊无常、苦啊无我上去多多的体会。 去多多的去下功夫，就是说，在这儿大家对无常已经有了很多的认识，对吗？你的身不断的变化，你的心、你的念头也不断的在变化。就是说，一个对无常啊认识的很深，看到后面，会看到，真的是无我的，啊，因为一切都是在变化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。 我们的掌控中，哪有一个真正的你在？我的什么什么？我喜欢的什么什么？我满意的什么什么？我讨厌的什么什么？为什么一直在我们心中出现？啊，多在无常苦、无我上多去体会，多去透这个道理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多去领悟一些啊刚才讲的这个无常苦、无我，也是我们。 今后用功啊的一个啊最大的一个课题啊，大家多去体会。那么在啊无常的生灭当中，你会放下更快，你不会再去执着对与错啊。刚才还讲到错啊错的时候大家都会提起学习，不要让自己犯错。但是尤其是在我们对的时候。 你就得意洋洋，这是最最可怕的时候。提起你的决心啊，提起你的决心，都在无常不我中的体会，对你的境界会升也会灭。